Thank you.

तो सर्वधर्म है जीवने को उनका सीता सीता सुकृति सर्वनेकार जाए तभी अवकाश नित्य कौन मैं यूट कार्य कौन मैं मन 修行、皮肤身纳，修观啊，就是从这个身和这个心来下手。身一动，我们马上知道，马上觉知。嗯，昨天我那个那个啥。 决定就是我们的眼睛，就是我们的耳朵，看到什么了啊？先不要去。 分别，先不要去评判。听到什么了，也不要分别，也不要评判。啊，你应该跟觉性在一起。你应该知道你如何而生。回吧， อย่าให้หลงเป็นหลงให้ความหลงเป็นความรู้อย่าให้ทุกข์เป็นทุกข์ให้ความทุกข์เป็นความรู้อย่าให้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เป็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ให้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เป็นความรู้อย่าให้ความยากความง่ายเป็นความยากความง่ายให้เป็นความรู้ความไป当我们啊在练习的过程中啊，很多喜欢的 过去，让它过去。马上当下，决定提起，再次的回到当下的动作上。生气了，没关系，马上再轻松回到当下动作上。烦恼来了，没关系，马上又轻松的回到当下动作上。 รื่องอย่างนี้เกิดขึ้นจะหมายสองพันห้าร้อยเจ้าสิบกว่าปีมาแล้วเกิดขึ้นกับพระศิษาะศิษฐาก็ไม่ใช่คนไม่รู้อะไรมีเหตุผลมานนั้น บางทีก็มีเหตุผลคิดใจต่างๆนานานั่นไม่ใช่เวลานี้เราไม่ใช่มา ไม่ไม่ไม่ไม่มาใช้ความที่เหตุผลตรงั้ามันะทำมาหัดให้มันรู้สึกตัวอยู่มันไปทางไหนก็กลับมาอย่างนี้เรียกว่ากรรมฐาน有一天多年前的悉达多王子跟我们现在的每一位每位是不一样，也有烦恼。 没有妄想，坐在菩提树下也是念头纷飞。那么来了不怕，来了你就知道你怎么做。如果来了你不知道要怎么去觉知，怎么去看它的话，这才是苦的根源。 อย่าไปเอาความชอบอย่าไปความไม่ชอบแบบนั่นดีแบบนี้ดีไม่ต้องไปคิดนห้เหตุผล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เหตุผลไม่ใช่ความจริงเอากวามกระทำไปที่ร่างก่อนให้รู้สึกตัวอย่างนี้รู้สึกตัวนี่ไปตองไหนก็กลับมาเนี่ยเรียกว่าปฏิบัติพระศิลาะอาจจะคิดไปสังเกตนาลาหงก็กลับมา 悉达多王子像我们一样，会想到皇宫里的事，会想到自己前辈的妻子，啊，也会想到自己可爱的儿子，啊，也会想到他的父亲，也是一样。 有很多烦恼，但是我们不要走到烦恼里面，成为烦恼的主人。我们应该跟我们的觉知在一起，跟我们的觉性在一起。 จะสุขมันจะทุกข์ไม่ตายไม่เห็นกายบางทีมันหลงกายกายนี้จะมีสิ่งที่หลงทำไม้พัดมาเป็นเป็นตัวเป็นตนจำร้อนทนหนาวความเปื่อยความเมื่อยทำไม้หลงเป็นสุขเป็นทุกข์ได้没有好，也没有坏，没有对，也没有错。不要去 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心里评判，这就是好的，我喜欢；那不好，我不喜欢。你先跟你的觉性在一起，啊，你看见了他，不要成为那个喜欢的人；你又看见了他，也不要成为那个不喜欢。的人。 ตามความคิดว่าก็มีความคิดมันเคยคิดมันเคยไหลคิดอะไรก็คิดได้แบบนี้ทักท่วงมันอย่าหลงไปในความคิดอะไรก็ตามที่เกิดจากความคิดที่ไม่ตั้งใจความคิดมีสองลักษณะความคิดแบบตั้งใจคิดก็ไม่ควรจะมาคิดในเวลานี้ความคิดที่ไม่ตั้งใจเปลี่ยนทันทีเนี่ย 那么，在这个禅期中，在你的用功的同时，啊，可能有很多念头跑出来。比如说，我是一个公司的经理，那么我就在想，啊，我的公司这新年过去了要如何的运作？啊，可能这种念头是应该思考。 但是在长期的这个禅堂里，你先不用去思考，这是应该思维的东西。那么不应该思维的东西，过去、未来也同样在每天你的练习中不断的跑出来。那我们更不要理它，先暂时把它放下。我们现在做的什么呢？觉知。

การแก้ปัญหาที่เกิดขึ้นก็มาลู่เรื่องกายเรื่องใจนี้ให้มีสติเกี่ยวข้องกับทุกกรณีสิ่งไหนที่เกิดขึ้นกับกายกับใจให้มีสติใน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ได้ศึกษาเราเรียนมาได้รู้มา我们人生中所有的问题都是从这个身和这个心产生的。 那我们这个禅期呢？啊，这个动中禅呢，就是让大家啊，从身和心上来下手。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身发生了什么，心上发生了什么，啊，你要做的就是这些，你要，只要你只能跟你的觉性在。

หนุ่มเป็นสาวเป็นเข้าไป็นแก่เหมือนกันจะเป็นหญิงเป็นชายเหมือนกันจะเป็นลีทธิใกายขาดฐานไหนก็เหมือนกันมีกายมีสติมีใจมีสตีอันเดียวกันแต่เราต้องศึกษาตรงนี้ศึกษาที่กายนี่แหละศึกษาที่ใจนี่แหละเป็นตำราเรื่องใหญ่ให้มันเห็นทุกเนี่ยทุกมุมเราได้บทเรียนจากกายจากใจ 这全世界的人啊，不管是哪个国家，不管是什么宗教，不管是什么年龄，不管是什么性别，我们共同有的就是决心。每个人。 都有决心，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自己在做什么，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思维，什么不应该思维。那个龙这那个龙这那个是多。 这个身和这个心啊，整天都在迷，从早迷到晚，从生下来迷到一走下台离开这个世界。 再来呢？再迷，迷了再走，走了又迷。迷了不怕，我今天告诉你们，迷是最好的。我们就把这一面迷，把它转成悟，就把这一面迷变成知道。在哪迷的，就在哪知道；在哪迷的，就在那。 觉醒起来，你的迷，就马上消失了。大家可以试一试，在这期间。佛龙，千万不要被他所动。我说的话，你记得，记得，记得，那都好看。这些地方，别说别人能。 คือธรรมที่มันมีความผิดความถูกความพอใจความไม่พอใจงูเหงาหอนอนความคิดรุ่งสาความสงบเนี่ยมันทำให้หลงอะไรที่เกิดจากสีด่านนี้ให้รู้เป็นตัวอยู่บ่อยๆ或者是从早上五点到晚上八点半，真的是不容易。 念头一大堆，好的坏的都有，要酸背痛，有的人非常的固这些我们都不了解他。决心一直要保持，那么只要你一直在动，一直在培养。 这个决心的这样一次巩固，所有的这些东西啊，都会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消失的。龙哥，你看，冻冷、冻少、冻ปวด、冻累、冻เหนื่อย，เดาอาการนั้นว่าเป็นตัวเป็นตนให้มองเหตุการณ์สามสมัยแรกที่เกิดขึ้นกับคู่ 你知道吗？你的那个你不是你，坐在那儿整天起烦恼、打妄念的你也不是你。 跟背叛过你也不是。เห็นไปก่อนให้เกิดความเห็นไปก่อนว่าตายก็ว่ากายไม่ใช่กับบุคคลตัวตนเราเขาจะเป็นอยู่เป็นทุกข์ที่ภาษาคำเรียกว่าเวทนาเวทนาอันสุขก็เป็นเวทนาอันทุกข์ก็เป็นเวทนา 疼痛，腰酸背痛，昏沉，心情坐在那边非常的烦躁。你要清楚，刚才讲的不是你，那是一个假象，那是一个假象。 如果真的是你的话，为什么你在来打禅机之前，你的腰不酸背不痛？为什么你在家里，听着好听的音乐，你心情不会烦躁？它为什么总是在变化呢？没有一个真正的你存在。因为我看到，那些门口那些一些东西。 生气了，不要成为生气的主人。烦恼来了，不要成为烦恼的主人。 苦来了，不要成为苦的主人；乐来了，更不要成为乐的主人。你不是苦的那个人，你不是乐的那个人，你不是在算对方的那个人。那个人不是你。 无人、无我、无众生，我们应该清楚，这世间是无常、苦、无我的。 大家一定要在七这七天内啊，对这个无常和无我有一个基础的认识。你有需要记得哪个哪个哪个佛祖？你去那里，他们那边，连穿这个，连穿那个，穿绿的，穿什么红的？ 三个东的，那个呢，身、受、心、法。我们就在这四个东西里面，不停的迷，不在身上迷，不在感受上迷，不在心上迷，连法都不用迷。 ระสูตรตรงนี้ตรงนี้นะเราควหลงเป็นความรู้ถ้าเปลี่ยนหลงเป็นรู้ได้ง่ายถ้าเปลี่ยนหลงเป็นหลงยากเปลี่ยนเปลี่ยนทุกข์เป็นรู้ง่ายเปลี่ยนทุกข์เป็นทุกข์มนทุกข์เป็นทุกข์มันยากกว่าเราสังเกตดู สัมผัสกับความทุกข์สัมผัสกับความรู้สัมผัสกับความหลงสัมผัสกับความรู้มันจะต่างกันมากทีเดียวด้วยเลือกได้อันนี้เราสัมผัสเอาเป็นการสัมผัสไม่ใช่เหตุผล大家坐在这个禅堂里，应该看得很清楚啊，这个身 这个身跟心不断的变化的这个滋味。ว่าจะหัวรอกความหลงได้ว่าจะหัวรอกความทุกข์ได้ว่าจะหัวรอก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ได้เพราะมันไม่ใช่ตัวใช่ตนอภาวะที่รู้เนี่ย มันเป็นที่พึ่งได้มันสบายมันสะดวก แต่ภาวะที่เขาเป็นสุขเป็นทุกข์มันไม่ใช่สอนลงมาให้ทู้สึกตัวเรื่อยไปเรื่อยไปมันก็เป็นทางไปอยู่ถ้าได้ทำมันเป็นทางง่ายๆ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เนี่ย不是你在苦，不是你在乐，不是你在打妄想，是他的苦，他在乐，他在打妄想，他的昏沉，他的腰疼。 ทางมันจะบอกเมื่อเราเดินทางมันจะบอกกายมันบอกใจมันบอกอะไรที่เกิดขึ้นกับการทำงานมันจะบอกว่าปัญญาเข้าใจเข้าใจเรียกว่าความรอบรู้ในกองสังขารที่ว่าปัญญาสังขารก็คือกายนี้กายสังขารจิตสังขารก็คือใจนี่เอง我们在这 几天中可以清楚的、很清楚的看到这个生的无常、苦、无我，他们一一的表演给我们看；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心的无常、苦、无我，他们也会一一的、啊，很会表演的表演给我们看。那么，就是这个生。

จัดงานจัดวิชาการนั่นทำบ่อยๆก็เป็นก็ชำนาญงานหรือว่าเป็นงานกรรมฐานแล้วก็ทำเป็นไม่ใช่เรียนรู้วันหลงรู้ง่ายง่ายมันทุกรู้ มันอะไรก็ตามรู้ไปมันจะเป็นเลยเนี่ยเป็นปัจจัย 佛陀告诉我们的法，不是从书本上、从文字上可以学到的。如果你想学， 通过一个学习的方式，啊，文字的方式学到，那是不可能的。我今天来到这里也是一样，我是来告诉大家，让你们实实在在的去做、去修，不是让你们来学一个什么东西，来记一个什么东西，来背一个什么东西，不是。要实实在在的，老老实实的。 从自己的身和心上下一番苦功，那么就是这个身和这个心啊，可以带我们当下这里的苦，可以带我们走上佛陀曾经走过的路。 วิปัสสนามันรู้มันเห็นความสงบสมถะมันอยู่ในความสงบวิปัสสนามันเห็นความสงบไม่ต้องไปอยู่ในความสงบเห็นความสงบอะไรก็ตามมันก็เป็นอย่างนี้คนละคนละมุมกันเห็นความสงบเนี่ยง่ายสอนง่ายแต่การที่จะรู้เนี่ยก็ทำเองความสงบมีหลายอย่าง บริกรรมเข้าไปให้มันสงบก็ได้พุทโธพุทโธนี่ก็ได้แต่วิปัสสนาเนี่ยต้องขยันรู้นะการขยันรู้ดูว่าภาวนาสมถะที่ปัสนาสมถะคือความสงบวิสมถาคือขยันรู้ตาดาสงบ 好好的看清楚，看清楚什么呢？啊，什么是指？什么是观？指呢？啊，在巴利经典里叫啊，尸活塔。刚才来者讲到尸罗塔。尸罗塔的修行和毗波舍那，毗婆舍那就是观，和毗波舍那的修行，修行。 是完全不一样的。修罗他是住在里面，贫婆修那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在观，在看他，完全是两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搞明白。 嗯，每天在做这个十个动作，啊，手举起来，苦也知道，乐也知道，念头来了知道。 腰酸背痛，知道；昏头了，知道；甚至有的人会有一些没健康的念头想回家，你也知道。你把所有的这些都暂时的放下，马上回到你当下的动作上。但是不是啊？强拉硬扯的把它拉回来，不是，是轻松的知道，轻松的回到当下的动作啊。那么。 就是把这个迷变成知的，把这个苦变成知的，把这个昏沉变成知的，把这个腰酸背痛变成知的，把这个烦躁变成变成知的，这个就是肉身禅。嗯。这个手头上做农业，卖点啥，在农业上。

以后不管你是在寺院里，还是回到你的工作上、家庭里，啊，你会是一个很棒的人，因为你从从来都不会住在念头里，住在苦里，住在乐里，住在烦恼里。你不会，因为你已经啊来学过了，如何烦恼升起的时候，如何去做。 就是轻松的回到你的当时的这个当下，当时你在吃饭，你就认认真真的吃饭；当时你在啊做工作，你就认认真真的工作。东流传教你的是这个，这七天内你一定要掌握这个技巧。 เป็นของไม่จริงของไม่จริงของที่มันจริงเป็นของที่มันผิดเป็นของที่มันถูกมันจะนุกจริงๆมันมาพร้อมกันความหลงมาพร้อมกับความรู้ความรู้มาพร้อมกับความรู้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มาพร้อมกับความรู้อะไรที่เป็นความเผิดความเผิดเป็นอกุศลนั่น 嗯，那目前尊者呢？他就是这正教。嗯，什么是最大的功德？就是知道，知道什么呢？知道自己。那么什么是？ 最大的过失，什么是最可怕的业力？就是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呢？不知道自己。这是啊，我们连尊者在泰国啊，讲出了这句话以后啊，就惊天动地的泰国。那么我们也是一样，如果你每天从早到晚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不知道你现在的思维是想什么，那你的这个过失真的就大了。但是我们现在来到了这种转折、禅修关上，大家真真的把所有的不知道都变成知道，知道每天从早知道到晚。那你想，你每天念念是功德，分分秒秒都是功德。 สังเกตดูพระพุทธองค์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ได้บอกชัดเจนว่าเห็นเนี่ยอย่ากเป็นเนี่ยเห็นอะไรเห็นกาเห็นเวทนาเห็นจิตเห็นความเห็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เห็นความโลภเห็นความทุกข์เห็นทุกข์มันก็พ้นจากทุกข์เห็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มันก็พ้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ความทุกข์ก็เกิดยวกับเห็นมันจะงู เห็นนี่มันก็เราเห็นหมู่มันก็ไม่ให้หมู่กับเห็นทุกมันพ้นจากทุกมันเป็นการเห็นอันกับตัวเป็นแบบนี้อะไรก็เป็นแบบนี้แหละในชีวิตของเราเป็นแต่ทุกความดับทุกเป็นแต่ทุกความสงบเป็นแต่เพื่อนิพพานสมหลงหมดไปบรรลุธรรมให้ความรู้ขึ้นมาตกทุกข์หมดไปให้ความรู้ขึ้นมามันก็เปลี่ยน 从从他老人家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教我们了，可是大家都忽视了这一点。交什么？呢？就是要看见他，要看见他，不要成为他。但是我们世间的人是怎么样的？一看不见他。 二每天都成为他，他乐来了，一件让我们很快乐的事，马上就成为那个快乐的人，在里面乐得沾沾自喜的；啊，一件事情苦来了，马上就成为那个苦的人，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你知道，旁观者在看你的时候，真的是很可怜。 但是我们来学这个禅，就是要做这个旁观者，每天看自己，看自己如何的在迷，如何的跟苦和乐怎么不停的在一起，如何的在这个啊滚滚的这个红尘中就这么的迷呀迷呀迷了一生又一世。 ถ้าเราเปลี่ยนอย่างนี้ มันจะมีขั้งสุดท้ายได้ผมคือว่าสมหลงเนี่ยมันไม่มันไม่งอกไม่งามไม่เหมือนเชื้อโรคเปลี่ยนได้มันจะมีขั้งสุดท้ายควาหลงจะขั้งสุดท้ายได้ความทุกข์เป็นขั้สุดท้ายได้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ตป็นข้สุดท้ายได้ แต่ต้องเปลี่ยนอย่างนี้จริงๆนะถ้าไม่เปลี่ยนหลงเป็นรูปไม่มีขั้นสุดท้ายหลงเป็นตาย

看见他，怎么才能看见他？你的觉知一定要强，你的觉知力一定要非常的强，你才能看见他。你看见他，不要成为他，陀活而想。每一本经典都是，所有的法师也都在教授大家，可是大家都做不到：一看不见，二每天都成为。 那么我们就强调这个，我们会每天都强调这个，看见他不要成为他，看见他不要跟随他，苦来了不要成为苦的人，乐来了不要成为乐的人，是他的苦，是他的乐，腰酸来了不要成为腰酸背痛的人，昏沉来了不要成为昏沉的人，是他的腰酸背痛，是他的昏沉。 一定要把这个这换我们要把它变过来啊！一定要把这个迷、苦、乐的人变成知道迷、知道苦、知道乐。的人，一定要做到这一点，这个就是带我们涅槃的路。